月光宝盒的代言人，以及亚洲最近人妻，有，给自己灌了这么多封号的小 S，今天为女性私密处保养品代言，她真的很敢讲，尺度不的惊。因为这个听说里头含有天然的乳酸成分，所以呢，不仅嘴唇可以保湿，而且如果说不小心吃下去也是很好的。确实是可以吃啊，因为我老公吃了好几年都没么样。 <laughs> 坐下来访谈时，开始打聊自己的月光宝盒。你要正面对大家月光宝盒哎， <laughs> 大家是要拍我的私密处吗？ <laughs> 哎，你们可以不用闪光灯，因为它在发亮，你们感受到吗？它在发亮，就是这个光，就是这个光。前一阵带我女儿去看参观那个萤火虫，是因为前前一阵不是萤火虫季节吗？对，然后就走着走着发现，哎，怎么大家都围在我身边呢？小朋友都说，哎，萤火虫好亮哦。 聊完那个光，当然加码爆料夫妻闺房秘密。然后我的婚姻也进入差不多第八年了，所以其实私密处的紧实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跟我老公跟我的状况，他是进不去也出不来。 <laughs> 可是因为一直进不去也不是办法，所以我老公现在想到一个新招，就是如何要进去呢？他现在都是要用臭跑的方式，甚 <laughs> 至把都当了阿妈的徐妈妈也给拖下水。我阿妈说，他现在私密处已经紧到是。 背上是有本身五十斤很严重，所包包提久了，是他现在已经不需要用手提啦，直接就请上面提。 <laughs> 哇塞，九九神功都练，到如同是在你知道鸭嘴钳一样。喂，这也太夸张了。最后他不忘给自己第一个愿望：二零一三年我要成为一道最美味的佳肴，然后送给我老公。然后那袋那道佳肴的名称就是热炒蛤蟆，热热炒蛤蟆。漂亮，蛤蟆。 每一颗蛤蟆都是紧闭着，要靠我老公的力量去把它打开。打开之后，里面会很多汁，还有很多宝物，让它吃。打不开就坏掉。苹果娱乐新闻，报道。Hello，里面会很多只。对， <laughs> 叶一段片时就还，即系佢讲得出咯。 <laughs> 咁我哋就会觉得。